初级汉语第一课，发音学，声母 m n h f 七；韵母 u i，声调一 ma ma ma ma。 拿拿拿拿，木木木木，沙沙沙沙，夫夫夫夫，奴奴奴奴，苏苏。 数数，哈哈哈哈发发发发，呼呼呼呼，妈拿斧杀呼伐斧。 那熟法故，母哈萨故，苏达那故，发无数数，尼尼。 你你好好好，好二你好你好，三沙呼妈呼妈呼发发那。 四马虎虎马哪努拿那课文妈妈骑马马慢妈妈生吃妈妈马马。 骑慢